锵锵三人行。 哎，广美，咱们今天又是八零后的日本帅哥 <laughs> 啊，咱们的加藤也来了，你穿的很漂亮啊，谢谢，非常。加藤最近越来越敢说女嘉宾性感了啊，是啊，这日本人刚开始还挺不好意思说，现在本质越来越暴露。这入乡随俗，我这广美姐定底子好是吧？所以穿什么都漂亮。文涛说材料好， <laughs> 哎呦，他今天把我说的，害我都赶快把那个手套给卸下来了。现在广美，你这个都算凹了，保守了，是吧？材料好。 在现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你材料好也得露出来看看，才知道你好啊， <laughs> 要不然怎么办啊？所以啊，就得搞一点这个。你看，我们今天也是性感有关的，呃，四个。 杯子对吧？有有有一个神秘来宾，这这这个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我也得搞噱头。 <laughs> 我发现你不捞点东西，那 <laughs> 不不不不吸引眼球啊。你都呛枪三人行了这么多年，总得来个四人行啊。没错，今天从什么从征婚说起啊？这个呃，你知道，本来上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火的，广美就说同样都是底子好的这个姐妹对吧？但人家露的方式不一样。哦，这人的名字首先就很独特，他姓甘。嗯，哦。 叫露露，露露啊！哎，你看传到日本去了，对 <laughs> 对对，甘甘露露，嗯，而且呢，这个事儿特别引人就这个刺激的是什么？她亲妈，这母女二人呐，就在北京这么北漂着，嗯，这个露露呢也演过一些影视剧，嗯，你知道网上就出来，她亲妈呀拿着 DV 就拍，光着这这女孩啊，要哎说良心话，我觉得。 长得身材也真算了，还可以，还可以啊，还您能接受的啊？ <laughs> 不是我能接受， <laughs> 就是说，就从浴室，嗯，就这么光着就出来，然后说，露露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啊？哎，那露露，哎，只要能给我搓背，只要能够对我对对对你好，就是对他妈好，我都无所谓。 然后广美看到的是后一段是吗？对你讲的那个前面那个光懂懂的我都没看见。你看的是什么？我看到他已经躺在床上，然后盖了一条。 大浴巾还是什么东西的？我看了那个视频，对，我视频肯定得看。对，这 <laughs> 这来自那个国家嘛。 <laughs> 反正我觉得那个还有很多那种精心策划的感觉，而且这个明显的宣传，自我宣宣这么一个宣传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呢，我也没有看下去，看中途把它封了，没有看。哎呦呵！ 他可以去搞网管是吧？很有觉悟。当然，我也正在征婚是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加藤，我跟你讲，就是说你的这个观点啊，跟我后来看这个电视节目啊，嗯，上面那个评论员一样哦。你知道后来这个事儿啊，因为是个社会话题，其实更吸引我的是这一台电视节目哦，呃，一个城市的一个都市频道的这么一个电视台，嗯，你知道我看了之后啊。 我就觉得，要是能这么办电视节目，啊，我们这种节目还就没什么 <laughs> 余地了。你这太好看了，你。 <laughs> 我跟你说，就他妈和这个露露就在这儿，露露还穿这个吊带的这种，一路说话还瞪一瞪，怕掉下来。嗯，然后呢，把他爹请来。 他爹呢是在河南的这个这地方上，他母女俩在北京。哦。然后还有两个像你这样的评论员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洗澡出来头发都是干的啊？或者你什么炒作？”然后这你这不就打起来了？这个露露啊，就说：“我跟你们说，今天晚上如果我自杀了，都是你们，你们记住你咱们着？”哎呦呦！然后他爸爸。 就是就是往那椅子上一坐，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给他爸爸这媒体啊，也不知道他爸爸怎么着，反正他爸爸这个恼怒啊非常的突然，你知道吗？开始说的很平静，就是就是我们了，我就我也不上网，我也不懂这个电脑，哦，俺们村里了，我平常不知道他们母女两个在北京，跟你给我说清楚， <laughs> 他爸就突然。 然后你知道吗？一打起来，这主持人说：“大家鼓掌，大家鼓掌，我就鼓掌。” <laughs> 观众还还发发言呢。你知道，我学河南话不对，可能学成河北话了。不是一男观众，嗯，他就说：“呃，我觉得他的母亲没有错啊，这是一个什么事儿都会发生的年代，这个事儿有什么？他为他女儿争婚有什么错？啊， <laughs> 哎呀，我看乐死了。那当然，那种方式呢，当然就是我也。” 不否定哈，当然一种方式嘛。那每个人现在年轻人都着急结婚，而且这个年轻人女孩子那过了二十六，那很着急，那母亲更着急。那那我作为一个这个儿子，我也很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我我呢是不给予任何的价值判断，但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所以我肯定是不太看好那种非常极端的夸张的方式。 你看这个加藤也是说到他这个自己了，女的什么二十六啊，而且你你今年二十六嘛，所以我做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哎，对，所以所以说呢，这个锵锵四人行就出来了。 <laughs> 我今天埋伏的这个神秘嘉宾，大家绝对想不到，不是那个露露， <laughs> 是人家加藤的妈妈。 从日本来家再来中国来看望家庭。哎呦妈妈，好喜欢好喜欢，太有 <laughs> <laughs> 才了，这是这是西藏，西藏，OK，要洗要洗，OK，我把我会的日语刚才全说完了，对对对，你还会说雅马哈、Honda、雅马哈、Honda、s o 这是做广告的 s o r r 对对哎，少奇这妈妈，哎呦。 哎，索尼的不是不是索尼，这个加藤的妈妈，你好像加藤的姐姐呀。生活惯不跟那屋内上面待的什么？啊，你看东山也是。因为你像更像姐姐。 <laughs> 哎呀，但是你看这个加藤，你觉得你儿子这个优秀吗？もうすごい優秀ですかって。そうですね。あの皆さん方に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はい。お兄ちゃん、兄ちゃんもピンポちゃ这第一次来中国吗？はじ初めてやな中国ね。 あの今回あの北京に初めてお出かしまして。第一次来北京，はい、とても。哦，哎，日本的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像中国妈妈征婚，刚才我们也看了一出，说 <laughs> 说了一出啊。但是日本的爸爸妈妈对于这个呃儿子的这个儿找什么样的儿媳妇或者女儿找找老公着急あ、日本の両親はどういうふう息子はどういうふうな結婚してほしいですかって。そうですね、あの息子は。 仕事が毎日忙しくてハードなんであの息子の生活を理解してくれる人、うんうん、明るい人、うん、ん。うん。うん。うん。可能うん。这个工作比较忙所以能够理解这么一个忙忙碌碌的这个儿子的生活状态、嗯、能够支持他的、嗯、这样的女人都可以都可以对我还有一个妹妹哦妹妹多大了呃妹妹比我小五岁她已经结婚了、哦 あ小五歳都早婚吧有点。 <laughs> 那我娘はちょっと早いですよね結婚ね。娘はうん19歳で結婚して子供が一人いますけど、あの日本はできれば長男のところには嫁がせたくないっていう風習がありまして。嗯，这女女儿呢，在十九岁，十九就结婚十九岁，我们这儿犯法吗？对，不不放不放不放，对不放。然后已经有一岁半的儿子。 那就是说，对于女儿来讲呢，我们不是这个父母不希望她嫁给长子，对方是长子是不好的。如果对方是这个嫁给的这个对方是长子，那得照顾她的父母。所以呢，女孩子呢一般希望嫁给。 哎呦，你看见，所以我娶不了。哎呀，没心思， <laughs> 我没有这个问题。那台湾更讲究了，台湾那个妈妈是不希望呃女儿嫁给长子，不希望嫁给老幺，还不希望嫁给独子啊。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一直嫁不出去？日本、差不多、差不多吧。台湾でも長男でもあるし、あと一人っ子にもなんか恥ずかしさがないってね。ね。やっぱり家を守って親を見て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あのプレッシャーがあるんですよね。 ですから、まあ、できれば次男三男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日本も少子化で、男の子1人しかいないもんで、どうしても長男の方に嫁がせ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今 今現在社会はそう社会になってますね、但就是现状很严重，因为现在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社会严重，所以儿子都是儿孩子都是一个人的。那这样的话呢，必然就是只能嫁给这个一个人的独子，啊、是吧？然后这个而且他得保护家庭，还得照顾他的父母。那中国也说四二一嘛，是吧？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结构，对，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妈妈，哎，我都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叫五伦真宫啊，还是什么啊，和子。 盒盒盒子盒为贵的盒。 哦，盒子，盒子，你是那个孩子的子。 <laughs> 哎呀，我妈过去有个外号叫箱子。 <laughs> 真的，我妈小时候叫箱子，她叫盒子是吧？盒子，你看，就是中国现在也有个结构性的问题，叫所谓的剩女嘛。剩女，就是说女儿太大了，对，包括儿子大了，就妈爸爸妈妈会特别着急，对，甚至逼着她呀要租一个男朋友回家过年。日本有没有爸爸妈妈这种着急啊？あのもう日本中国では今もうっても結婚できない人たちが増えていて年越しと とかにこう外から人を借りてきて一緒に過ごすみたいなこともあるんだけれども、日本ではどうですか日本でもやはり30代40代の方が理想が高くて、うんあの結婚できない人もたくさんいます。他的理想太高，就是对对方的要求太高，而结不了婚的人也非常多。嗯 啊、嗯。的善良性女非常多啊、哦，也非常。那爸爸、爸爸妈妈为他们着急，还是不管，让他们自己。じゃあ両親はそそれに急がないんですかって焦らないんですかってそれと全く干渉しないんですかって。あ、あの独身の息子。そうそうそう。うん、やはり言っても引かないですよね。えー、あの年齢が高くなればなるほど、自分のポリシーを持ってるんで、えー、親の言うことは一切引かないです。这个他们不听父母的话的，因为这人长大之后开始有自己的原则和信念，那这样他更不听话了。 所以呢，只能你想管都管不了。哎呦，对，阿印会想要那个他娶日本老婆还是？那个中国老婆，そこは日本の女性か中国の女性どっちがいいですかね。うん、まあ本人次第で中国の方でも日本の方でも

他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你都有点看不或者要求太高中国ではその自分が探したその女性とまず姑嫁と姑の関係って中国ではすごいけれども日本ではどうですかって。日本でもあります。やはりあの。昔はお見合いっていう形のもの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お見合いという形はなくて、本人同士が好きで、あの連れてきて、それであの シュート目が気に食わなくても本人同士がいいような今現状になってる。这个呢，过去他小的时候有相亲文化，相亲，今天中国很热，相亲也相亲。但现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大。但现在都是靠靠自己两个人自己，然后决定，后来由父母来参与，这样的话变成两个家庭的矛盾，所以现在呢，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比过资源重多了。哦，那我也问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哈，这个妈妈，你要如实翻译啊。对对，我知道。妈妈，他有没有带过女孩子来见你呢？あの <laughs> 自分はあの誰か女性をこう連れてき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って。僕。 <laughs> まああるよね。 一度一度あります。有， <laughs> 有一次。有一次。但是你觉得长得怎么样？ <laughs> どうですかって？嗯，とても可愛くて。頭のいい方でした。非常可爱聪明的人啊！我看啊，这个模样啊，就再怎么说也超不过妈妈了。对。这妈妈长得真是漂亮哈！在日本女人当中能长成您这样的也不容易是吧？日本でねこんなにこうきれいな人多いですかって。 綺麗な人多いですね。お母さんみたいに綺麗な人多いですか、ね、多いです。私より綺麗な人たくさんいます。大部分都是没漂亮的。而且你看人家， <laughs> <laughs> 我就说人家做做做嘉宾，这妈比儿子强多了。 我跟大家讲， <laughs> 这大盒子妈妈呀， <laughs> 平生第一次上电视，对对对对，上的就是凤凰卫视。你觉得我们这个是全地球的，美国都看得到啊？你儿子征婚有希望了。あの初めてね、こうテレビねでられてこれも全世界の中国の人が見てますけれども、息子さんもこれで希望がありますねと。そうですね。ぜひ言い方があったらあの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阿泽哥，阿泽哥，到到先生，如果有什么合适的人选，请推荐给儿子。可以。 谢谢，谢谢妈妈啊！谢谢妈妈，跟妈妈鼓鼓掌啊！哎呀，妈妈，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我刚开始有点口不择言啊。 <laughs> 妈妈，你妈妈来，我太激动了， <laughs>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日本女人长成你这样，太太紧张，太太紧张了。 <laughs> 对。这还紧张？我更紧张。我跟你讲，你你妈妈这还是，这就看出这个仪态啊，仪态啊，就是你看日本女性，人真是有一种仪态之美。第一次上电视，嗯，对吧？妈妈也不是。 来自大城市的，大城市对对对，是哪里？老家是哪里？呃，伊豆，伊豆，伊豆舞女，她是农，她是一豆舞女嘛？啊，她是农村的，农村的，是吗？我是农三代嘛？啊，农三代， <laughs> 日本农三代，三代，你看。 讲起来，这个这个感觉也是文雅大方，很有礼礼仪的这种感觉啊。她很普通的日本女性，非常普通的。哎呦，那你多找点特别的日本女性到我们这儿来啊！对，但她是四十八岁嘛，所以就说她经常被看成是个姐姐和弟弟的关系。对呀，对呀，我说怎么这么漂亮呢？而且是吗？这是一斗的舞女啊！嗯啊，哎，国美，你你你有什么感触啊？ 这是咱们头一回锵锵四人行就来了个日本妈妈，对，这这看得出来，就是说每个妈妈呢，就是对于自己的孩子的那种疼爱，就是刚才他就一一上来就讲到说，他妹妹希望妹妹不要嫁给长子，因为害怕要去照顾这个对方的父母亲。我相信妈妈对你也是一样，你要娶哪一国人，对，通通你高兴就好了。对，这是那个那刚录的刚才哈，那个我妈妈也看了，啊、我我跟妈妈说了，你怎么看？她说不可思议。 如果在这边干那种事儿，那是那就是说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被媒体嘛说了一塌糊涂，然后如果我妈妈在日本妈妈也越过了，越过了道德的底线，对，越过越过了，这是哪个歌啊？广岛之恋，广岛之恋，对对对。 <laughs> 如果你跟你妈妈说，妈，我决定要娶她了，嗯，你觉得你妈妈会答应吗？我觉得她会答应的，一定答应。是哈，觉得她觉得不可思议，她又会答应你娶她。 娶她，娶她是吗？甘露露啊！哎呦，这个有点，还得有待感，有待观察，有待。我 <laughs> 也明白。对，你心里，我觉没有没有，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甘露露的妈妈一定觉得，我通过这样的形式一定会有人。 而且很优秀的人会爱上我的女儿的。那如果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你也爱上了甘露露，你觉得你的家人会同意你跟她结婚吗？我妈妈恐怕不太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接受啊。那我呢，也是可能恐怕不能接受了。有点太另类，有点太另类了。那我当然，我作为日本人已经够另类的啊。我那就是说， <laughs> 不管中国日本人，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说我我觉得还是个做人呢，还有个底线。我觉得那个这个甘露的那个事件，在我看来是个底线的问题。这个。 社会，不管是家庭征婚还是相亲，等等等等。 底线在哪里？我这没有底线的社会是很危险的。对。但是你说这个没有底线呢？嗯。可是很多时候颠覆底线呢，就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底线是三人行啊，你让我一颠覆， <laughs> 它就不一样，是吧？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啊，所以说你也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哎，广美，你觉不觉得？我我这两年我一直有这观察，嗯，倒不是说像一般的女的，网上女的，我就是看你们这些女明星。 哎，老实讲，从好莱坞到中国，到香港，到台湾，我怎么发现就是那种内心深处啊，遏制不住的想裸。首先，晚礼服啊都已经超短裙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露啊，这个裸呀，我能理解到，你比如说我要是变态的话，我就我就会认为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骨子里实际都是想这个这个淫荡，骨子里都是想露的，这是变态的想法。嗯，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想法，那么我就会认为。 现在这个时代啊，太喧嚣了，所以你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刺激的信号，嗯，你不能足够强烈，对，你就不会吸引人的注意。我觉得你这有一点点太，就是一刀切的一个说法嗯，你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和得体的穿比你完全的裸露是漂亮多，而且性感。 要更加的性感。你说那种一丝不挂的，其实那是一种视觉的疲乏，而且是一种摧残。真的是，谁会有一个完美的身材？但是我觉得，你说像那些好莱坞的女明星，每一个一出来，你就觉得哇，好 very hot，你就觉得哇，好性感。 很多人已经都四五十岁了，嗯，然后但是包装一下，人家知道怎么样打扮，怎么样把自己最美好的身段表现出来。我觉得你不要把那种那种美好的那种呈现跟裸露、跟色情全部挂钩，好不好？哦，对。所以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 超级暴露，没有的。我觉得光美姐已经很是吧，很性感了，先生， <laughs> 性感了。我觉得对，不需要再露了。 <laughs> 你你没你没有这种你没有这种欲望吗？我我我也有啊，我我我都跟你说，对你说这个，对，刚才他本来有俩手串， <laughs> 对，临做节目之前，广美唰唰把这俩手串摘了。我说你这不是能露就露点吗？不是，那是因为加藤那个他是出汗了，对对对，对对，讲不住就刺激了，对，所以我说。 <laughs> 对，所以当然日本，你看日本的这个高高中女生短裙，冬天特别冷是吧？那已经零下几度了，都是短裙，把她把腿，不管是粗的细的，是吧？把它露得一塌糊涂，那它是一种欲望。现在日本还有从众心理是吧？那周围的女高中生都那样穿，那你不穿不好，那它肯定是一种。 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男人这种欲望？那我们那当时呢？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到吹风，出风吹的很大的时候，他们打排球嘛，我们都到外面去看，这样看嘛。呃，这样的话，哎，那男人也满，足了也满，足了一种虚荣 <laughs> 心，台湾没有吗？对。有，但是万一。所以台湾专门有那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嘛，什么地方？全 <laughs> 家 <laughs>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裸体征婚，呢，到最后聊的都是裸体，征婚变成个幌子， <laughs> 是吧？ <laughs> 其实是要征婚嘛。对， <laughs> 刚才说这个，哎，相亲怎么说？日本现在又热起，来，大陆现在也相亲。对，我怎么觉得怎么都还有吗？很很热呀，现在为什么？你你没了解吗？ 我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我不晓得，啊，起码就是我身边的女性大龄的朋友，没有人真正的说会像以前比较我小时候那种年代，就是说，哎，由父母撮合或者是什么，嗯，亲朋好友撮合那种两个人坐在咖啡厅里面拿了一朵玫瑰花说，嘿，你好，我是谁谁谁，这么聊法。现在只要家里有电脑的人，一定都是上网去什么 Match.com 交交养。 交交友网站，他还不一定透过那种所谓的呃中介公司去去那个，他们就是上网去剖自己的资料上去，然后就会有人来 call call call 找你了。 哦，那日本可没有那么先进了，因为我们还是就是说，比如说像母亲的，比如说我到时候，Facebook 进不了日本，日本人不用那个东西，日本人用他自己的一个交友的。对日本人还比较传统保守的，那比如说我到了四十还结不了婚，可能父母得着急了。这样的话，他们现在呢，像母父母之间有个每周末有一个会，要为儿子为女儿的征婚，这种传统的模式现在好像重新的复苏。 哎啊，但网络征婚在里边可能没有那么多。而且我跟你讲，光美，那天也你说这个网啊，它有很多不可信。最近有一个新闻嘛，有个小伙子跟个女网友，就是说哎，咱们该见面了，就是互相这交往网站，然后一下说一看，好家伙，找着一富婆，因为领他到了那个高级那个俱乐部、私人会所。嗯。然后这女的还带了个朋友，开了十二瓶红酒，十一瓶是这个男的买单。 最后这女的说上趟厕所消失无影踪啊，几万块钱就她买单，就经常碰见骗子。而且呢，你知道你说这个电脑啊，这个人越宅在家里啊，嗯，其实是越怕跟人接触，嗯，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又兴起这个相亲呢？就很多人天天在家里宅着，嗯，他都惧怕出门了，对，所以呢必须就是撮合着，哎呀，因为他也没办法，总得找个。 爸爸妈妈也着急，总得找人。那你你问他好了，如果你的父母或者是杜文涛帮你安排相亲，你会愿意去吗？传统的相亲方式哦。我不能说完全不不能接受，但是说我我不太愿意接受这种相亲这种方式，我还是愿意顺其自然，这是我的价值观决定的。广美相过亲，相过。是的，我小时候相过亲，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快说快说在下，第一句话说出你的感觉。 想死，什么叫想想死的感觉？想死还是想？死？又想死又想死，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就是因为你面对一个你你真的是素昧平生，但是你就是演戏嘛，演给爸爸妈妈。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我平常喜欢看电影，还喜欢干嘛干嘛的，就是回家之后就会。对，对啊，对啊，拍的。